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二战的特辑节目了。今天呢，咱们还是来说说日本。大家看这个二战的这个日本的历史啊，经常能够听见一个词儿啊，就是下课上。字面的意思理解起来并不难啊，就是这个下级啊不听上级的，干掉上级，甚至取代上级做决定。 这种事儿呢，在别的国家也不能说没有过啊，但是在日本，尤其是二战前的日本，特别普遍。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啊，你比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是下课上的结果啊。那为啥这个就小日本特别好这口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看二战之前日本人干的这个下课上的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二八年皇姑屯事变。 这个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啊！咱们中国历史书上呢，一般就说这是日本人干的，啊，关东军干的。呃，没错，啊，这个说法呢也对也不对。事儿呢确实是日本人干的，但不是日本政府官方组织干的，而是关东军干的。因为这个张作霖总不听话，所以这个呃，关东军呢，就像日本政府就提出来，啊，说我们要进攻这个东北军，教训一下这个张作霖，是吧？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拒绝了。 就是说，咱们不能这么干啊，不能这么干。这个这一下，这帮关东军就不干了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中将、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啊，这名字真勒索哈。再加上俩特务机关的人啊，秦真嗣和土肥原贤二几个人一密谋，就决定呢自行行动，先搞出个继承事实来啊。所以皇姑屯事变之后。 村冈长太郎中将和河本大作大佐呢，就被编到这个预备役里去，那就编到预备役了。那河本大作一直在中国活动嘛，那就是以这个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后来是四九年解放军打太原的时候把他俘虏的啊。他后来就是二战之后也留在这个阎锡山的禁军里边嘛。就按说你这个事儿直接抗命，这在搁别的国家早上军事法庭判刑了。结果呢，这俩只被编入了预备役，就这个。 罚酒三杯，下不为例，就这么个意思。就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这个激进的思想在当时的日本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过呢，就是说这几位稍微突出了一点儿，那并不是觉得他们犯了多大的错儿啊，所以实际上也变相就鼓励了这种行为。后来接替这个河本当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就。 更不甘于寂寞啊，没事就跟一块商量怎么才能全面占领中国东北啊，也就是他们说的满洲啊。这种事情按说是国家大计，但是这几个左官就给决定了啊，几个人密谋来密谋去，就搞出一个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到了什么程度？就是。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都被蒙在鼓里啊，他人也不在沈阳，而在旅顺。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有中国这个军队里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啊，但是在日本，参谋放屁可响了，因为他是军政军令分开，所以日军的参谋。 既向本级主官负责，更向上级的参谋部负责，而上级的参谋部是可以给他本级主官下令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师团参谋，我既对师团长负责，我要对军参谋负责，是吧？对军参谋部负责，那军参谋长是可以直接给师团长下令的。那军参谋长，你说从心理上是更倾向于谁的意见？当然倾向于我下级参谋的意见。 所以经常就会在日本就能看到这种事儿，一个小小的少佐参谋，最有名的就是石正信，他能直接给连队长甚至师团长下命令。为什么他是关东军参谋？ 对吧？我打着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我给你下命令，是吧？哎，我通过我把我的意见反映给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参谋长再反映给关东军司令，关东军司令就下命令了。所以我一个少佐参谋，我可以指挥你的中将师团长，指挥大佐连队长，全没问题。非常奇怪，就就在这儿，啊！你说，你比如希特勒要吞并波兰，希特勒要打法国，你能想象这些事儿？ 是德国总参谋部几个少校搞出来的吗？绝没有这种可能，对吧？是希特勒想打才能打，绝没可能。几个少校一合计说：“老大，咱咱打法国，我们都替你安排好了，我们已经发动进攻了。”这这不可能的，啊！但是在在这个这个日本就总有这种事儿。所以说有一笑话嘛，也可能也不是笑话，是真事儿啊。说蒋介石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就说能不能跟日本和谈？说跟日本和谈，你找谁谈啊？首相几天一换。 就不知道找谁谈。后来这是蒋介石侍从史伦就跟他说：“说委员长，您要想跟日本人谈判，找仨人就够了。”然后蒋介石说：“是吗？说找哪仨人啊？少佐、中佐和大佐。那为什么找这仨人？少佐、中佐、大佐的全是日本参谋的级别嘛？啊，参谋级别。所以就是你，你只能就只能跟那帮参谋谈，你跟别人谈不上。那你说，就这几个佐们干出的事儿是参谋本部授意的吗？真不是，参谋本部一直就不同意。” 甚至呢，参谋本部专门派了一个二级部的部长剑川美次少将来到这个东北啊，想阻止这几个参谋。但是剑川可能他心里也是倾向于这么干的，所以来了之后呢，就被这个什么土肥原贤二啊，这个石这个石原莞尔这帮人就安排在这个大和旅馆住下了啊。然后呢，每天就喝花酒是吧，名妓大家的有，他就不管了啊，就不管了。所以这事儿这么一搞。 日本政府就被这帮人呐就给震惊了，是吧？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这个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啊就说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啊。外外务大臣毕原喜重郎就说你别逗了，哪说你骗谁呢？你们搞这个烂摊子，我还得用外交手段这个摆平。当时日本还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对吧？所以一周之后国联开会，日本代表就说我们这次呢是为了保护侨民，我们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很快就会撤退。 然而，关东军很快就啪啪抽自个儿政府的脸，那又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势。石原莞尔呢，居然放出话来，啊，说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满洲，啊这意思就是我们连日本人都可以不当，我们就在这儿独立，就得由着我们来，就一副混不吝的样儿。整个日本当时就没人能管得了他们，最后内阁就只好这个解散。 由这个全养义呢任新任的内阁总理大臣。全养还真不是狗娘养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亲华派，跟孙中山是哥们儿，所以他就秘密跟这个这个南京政府呢接触，准备和谈啊。结果电报呢被军队截获，是吧？又让一帮激进派啊大为不满。转过年来，关东军就强行扶植伪满洲国啊。结果全养义政府呢表示不承认，很快就被暗杀了。前海军大将斋藤实接任首相。 到了三二年八月，石原莞尔晋升大佐，板垣征四郎晋升少将，成了日本官方对九一八事变的认可。这帮下课上的这个军官一度就成为全民的英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有一个出名的指挥家叫小泽征尔，小泽征尔现在还在世啊。他一九三五年出生，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小泽征尔的爹是当时就相当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头，所以他爸呢就是特别崇拜这个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从他俩的这个名字里边各取了一个字儿，征和尔啊，所以给他取名叫小泽征尔啊，可见当时这个日本人呢对这个军国主义的这种狂热啊，就是所以在这以后日本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军国主义国家的意思很简单啊，就是军人当政啊，先军政治，国家大事都由军人说了算。那这样的话，你之前的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不是，首先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现在咱都是军人，那谁应该听谁的？论军衔几个左都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谁还会愿意踏踏实实听长官命令？所以。 谁胆子更大，谁更狠，谁更没底线，谁就能脱颖而出。之前石原莞尔他们就这么干的。后面的人要想成功，就必须得比他们还狠才行啊！所以在之后的这个几年啊，日本下课上这种事儿屡屡发生，最终就搞出了一次二二六兵变啊，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叛乱，那是。 一九三六年，那是一个冬天啊，二月二十六号，这个冬天嘛，一帮对现状不满的少壮派军官带领一千四百多名士兵，在东京兵分六路，这个袭击了陆军省、警视厅，还有各路大员，两位前首相被杀。后来二战投降的时候，的这个。 这个紧急受命投降之前，紧急受命的这个首相铃木贯太郎啊，这次就是被一发子弹打到脑袋里，侥幸未死，直到死后火化，这子弹才取出来。子弹一直在脑袋里，那这哥们多牛！人有人说你脑子里有屎，有屎不新鲜，这脑子里有颗子弹啊！你家老头还不糊涂。关于这二二六兵变的详细的内容，咱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我那本那个袁腾飞讲日本史啊，那本书里记载的很很详细。 二二六兵变最终失败，因为天皇非常震怒啊，说这帮人算什么英雄，杀害朕之古古公老臣，皇军你都不听天皇的话，责令强硬处理啊。说如果你们不处理，跟陆军大臣讲，你们要不处理，朕将亲率禁卫师团前往镇压之。所以这个陆军大臣才开始出动士兵镇压啊。然后海军陆军不和嘛，所以海军就说，我我我们上啊，我们有陆战队，有大炮，我们上。几个主谋被枪毙，但是你别忘了。 天皇用来镇压这帮人呢，他也是军人，所以这件事儿一过，军队的势力进一步加大。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恢复了由现役军人担任政府的陆海军大臣啊。以前是不非得是现役，退役的也行。那你现在必须是由现役的大将或者中将出任陆海军大臣。那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啊！军队对政府的任何决定不满，就可以让陆海军大臣辞职，然后不给你派新的继任者。 内阁就没法运行，只能解散。二二六兵变之后，仅仅一年，广田弘毅内阁就是这么解散的。接着他的原一成也被陆军反对啊，阻隔失败。然后就是林显十郎、近卫文魔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这些人轮着番阻隔，但是别管谁阻隔，而且这帮人都好多都是军人呐。 你像林显十郎也是大将，米内光政也是大将啊，这不米内是是海军大将，只要稍微这个这个军方对你不满，你就什么也玩不转。所以这几个内阁没一个能撑过一年半，这最长寿啊，最短的几个月就解散了。所以二二六兵变之后，这夏克上在战争中也没少发生过啊。咱们之前讲过，在新加坡战役的时候就有过啊。那咱现在呢，就回到开头问的这个。 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日本呢，为啥老爱下课上？怎么别的国家没那么无组织无纪律？我总结呢，仨原因啊。这个第一个呢是日本历史传统啊，有记载下课上最早出现在镰仓幕府时代，那也就是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当时这个课呢是这个写作那个克星的那个课哈，那边有一个竖刀。 专门就指朝廷的权力被幕府夺取啊，这个天皇呢成了被架空的摆设儿。那按说这个君主被架空这事儿呢，一点也不新鲜。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是这么这么干啊，这个周天子被架空啊，五霸七雄没没人听这个周天子的。这个然后汉末的时候、唐末的时候，天子被架空这种事儿很多啊。不过幕府啊，这个这位子也没那么好坐，你能架空天皇？ 底下人就能架空幕府，尤其这个幕府呢，再稍微弱一点儿。最有名的，你比如像这个史听幕府，从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之后，这底下的大名啊，甚至幕府的这个这个这高官啊，你比如幕府的这个三执事啊，幕府的这个执事，像斯波氏啊，什么这个这个宰山氏啊，这帮人就把将军就架空了。有的这个幕府将军。 要去结婚没有钱，没有钱只能卖祖传的这个铠甲，把把宝铠都卖了，那卖祖传的宝刀，这将军都得干这事儿。那你说，比如说我是幕府的执事司波氏，我替代了幕府，我是不是就牛？不是，你是幕府的执事，你代替了将军，你靠谁来干事儿？你不手下一帮小弟干事儿吗？你手下这帮小弟就能代替你，是吧？所以你像那个。 后来这个司波氏就被他手下的这个小弟六角氏就代替了啊，六角氏就牛。那六角氏是不是就牛？ <laughs> 不是啊，六角氏底下还有人呢。佐佐木氏又代替了六角氏，对吧？所以就这就就没法说了。这就跟中国先秦一样，天子、诸侯、大夫、卿氏。诸侯能代替天子的权威，那大夫就能代替诸侯的，是吧？然后卿就能代替大夫的，士就能代替。 轻的，他就变成这样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讲“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现在就现在流行话叫“孰可忍，婶不可忍”，是吧？就这就什么意思？就是鲁国大夫季氏跳舞的时候摆出了天子的架势。天子跳舞是八八六十四个人，你这个大夫只能四八三十二个人，你省钢管钱不是挺好吗？结果他季氏他也摆出了六十四个人的仪仗，是吧？然后。 孔老夫子都生气了，叔可忍，省不婶不可忍，对吧？那就是什么意思？你是陪臣的天，你是陪臣，不是天子的直臣，对吧？哎，你你是鲁国，鲁国就是天子的臣，你是鲁国的臣子，你就是属于陪臣。结果你居然摆出了天子那样的仪仗啊！这不可忍。那在日本呢？这种事儿都。陪臣的陪臣都能这么干，你想想，对吧？你你这算啥啊？你这算啥啊？比如说大家。 熟悉的那日本的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哪个不是下课上上来的？所以下课上这个事儿啊，经常成功。久而久之，几百年下来，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种常规思维：什么事儿正正常的方式做不到，就用下课上的方式来解决，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不过呢，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战国时代，下课上这种事儿。 还是有一定规矩的，不能胡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行规呢，就是成功夺权的人有，也就是说这个下你在克了上之后，你可以，你不能把上杀了啊，可以软禁，可以流放，但是不能杀。你像明治光秀啊、松永九秀啊、陶晴贤啊这些杀害旧主的人，他们的声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自己呢也得不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下克上为什么在日本这么流行啊，就是因为呢。 日本有这个下课上的传统，这是历史原因啊。那再来看这个第二个原因啊，也就当时世界的时代大背景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也是全世界工业化大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两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潮流就是工业化和全球化。在这两股大潮里，无数的旧秩序被颠覆。 没颠覆的也是暗流涌动啊！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脚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民族主义思想强势崛起。在此之前，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大多是这个就什么朝代啊什么皇帝啊说你效忠于谁啊那我效忠于明朝。 是吧？你效忠于清朝，咱俩干势不两立，是吧？势不两立。我忠于雇主，啊，就势不两立。但是工业化浪潮打破了延续千年的社会阶层，底层人民也有了话语权。而全球化浪潮更是让全世界的人空前的融合在了一起。那在这么一个变革的大潮之中，人对于内心的归属感需求空前强烈。我是谁？ 我属于哪一类人？这种终极问题都需要解答。民族主义就给出了答案。那最先诞生民族主义思想的，那肯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变革的冲击啊，最强烈，也就最先觉醒啊，开始用民族的概念来认识自己。这么一来，人们就不再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被统治，反而认为，既然我跟领主、跟国王、跟皇帝。 同属于一个民族，那么对于我们民族的命运来讲，我也有一份义务。我也是国家的主人。那既然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我就应该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思想对像中国、日本这些传统国家来说，那几乎是全新的，所以冲击也异常猛烈啊！你看这个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的历史，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原本中下层人民思想觉醒的过程。 那这一觉醒就不得了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随之深入人心啊。就是说，你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的根源不是国王多牛、皇帝多牛、英明领袖多牛，而是大家都认可我们是一个民族。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国家纷纷崛起，而那些不是以民族为核心的国家就纷纷走向分崩离析。你比如一战之后的。 奥匈帝国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二战之后的大英帝国，没有民族认同感作为纽带，一个国家是很难维系统治的。反过来说，那些个民族认同感强的国家，就体现出了空前的实力。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 当然了，你你像咱们今天中国也是这样啊。虽然咱们是是个多民族国家啊，但是这个国家的绝对主体其实是汉族。就算不是汉族，现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也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可以说，今天世界的格局就是民族主义思想持续一百多年冲击的结果。但是，民族主义思想冲击就会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各种激进思想。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民族的一份子，是国家的主人。 那我是不是有权决定这个国家该该怎么做啊？咱们讲过的法国大革命，那真是大革命啊，Great Revolution 啊，波澜壮阔，王公贵族人头落地。其实这里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底层人不满意现在的秩序了。我也是法国人，国王也是法国人，凭什么他当国王，我当奴才？这种思想一产生，觉醒起来的中下层对上层社会就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这种不满和我对国家有责任的使命感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种改革革命层出不穷，还有用肉体消灭这种极端方式，那更是屡见不鲜。法国大革命之后，还有一个王子和一个总统被刺杀。那美国在林肯之后，麦金利总统一九零一年被刺杀，安德鲁·杰克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也都遭遇过刺杀未遂。俄罗斯被刺杀了一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奥匈帝国被杀了一个皇后，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茜茜公主，还有一位皇储就是裴迪南大公，这就导致了一战爆发。其他人，你比如说什么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啊，德皇威廉一世啊，宰相俾斯麦啊，这都遇到过刺杀啊。到中国，那赶上满清这种民族色彩浓厚的王朝，那刺杀事件就多了去了。咱先不说那个。 成功的就未遂的几个是吧？你比如说这个革命党刺杀出洋五大臣，汪精卫刺杀载沣，这些当时都是轰传一时，无数人叫好，是吧？今天在咱们看来，这种刺杀行为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这不就是恐怖主义行为吗？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大背景下，这种事儿被觉得非常正常，所以咱必须得。 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时代，你才能去了解那从这个大环境上来看，日本大政到昭和年间，屡屡出现对上层阶级的抗命，甚至讨伐和肃清，也就不显得那么特别，是吧？另外呢，那个时候激荡的国际局势，增加了日本人的危机感和激进思想。那二三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八点二级地震，巨大损失。 东京、横滨这些城市到处一片末日景象。当时日本已经是亚洲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国力直追西方列强。大地震一来，日本人的普遍思想是：不是说我怎么要抗震救灾，怎么预防灾害，而是说这个小岛搁不下我们，我们太优秀了。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怎么能住在几个除除了火山和地震一无所有的岛上啊？那我们怎么能天天晃呢？是吧？哎，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发展的结果啊，所以这个下克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大爆发，普遍被日本国民所认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时代大背景讲完，再说点具体原因啊，就是最最后一个原因，也就是近代日本社会自身的问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崛起很快，但是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均。 维新之前，日本是幕藩体制的国家，整个国家除了将军直属领地，分为了三百个藩啊，其实三百三百零二个藩主就是大明们拥有大量的领地和资产。维新之后，政府虽然收走了他们对领地的统治权，但是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反而将这些大明多年积累的债务给承接了过来。这三百藩。 百分之九十都破产了，财政破产，欠钱都欠老鼻子了，转成了公共债务，就等于你个人欠的钱，国家给你背了，把这些人的财富给夯实了。之所以这么做，因为维新党人本身就是藩阀出身，是吧？主要就是长州藩、萨摩藩，维新的目标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但是这么一来，日本底层民众实际上就承受了极高的剥削啊，很多人的这个生活非常凄惨。 大正时期还卖孩子呢啊，根本不像一个发达国家，是吧？昭和前期更是出现了持续数年的昭和东北大饥荒，跟日本飞速发展的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啊！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要想往上爬，从军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啊！但这个时候的日本军官其实并不能算一份特别好的职业啊，你比如说吧。 咱们讲这个这个工资，这是最简单的。一九三一年，一个日本陆军少尉年薪是八百五十日元，是吧？啊，那会儿的日元，你可别想成今天的日元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尉一千一百三啊，那你要一个月一百，一年应该一千二啊，就是说一个月九十五日元吧，到不了一百。大卫呢一千八百六，是吧？那就是说这个这个一百多点啊，一百多点 而当时日本银行给一个大学刚毕业的职员的年薪是一千五百六，啊，像那个三井信托是一千零八十，这还不包括奖金啊。可这是刚毕业的学生，虽然日本军官的工资比这个全国的平均工资那是高多了，工人一个月十五日元，但是依旧比不过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而且这个工资全国统一啊，你要是在这个。 就是穷穷乡僻壤，北海道这钱你你能过得很体面，但是你要在东京、大阪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服役，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明治年间，大阪有个民谣嘛，那说贫困少尉，这个几钱中尉，终于升大尉。那到了这个昭和年间，那民谣就变成了什么呢？说要饭少尉，贫困中尉，几钱大尉，终于升少佐。 可见经济发展了，但是低级军官的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而且你看啊，少尉的年薪是八百五十日元，对吧？咱刚才讲八百五十日元，大将就是这个这个最高的这个军官，大将他他的年薪就超过了六千日元啊，六千日元和今天的日元大概是一亿左右啊，一亿左右。今天日本的。 三军的幕僚长就是今天的日本的上将啊，因为日本军衔就是大中少三级啊，大中少将、大中少佐、大中少尉，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大实际上就是我们翻译就是上将，对吧？那就是今天的日军上将的年薪大概也就是三千多万日元，比不过当年旧日本陆军的大将，而今天的这个。 这个日军上将的年薪跟这个少尉军官比，也就是几倍。可那会儿你说六千跟八百五，这快十倍了，差了快十倍了，对吧？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在军队里边也是贫富差距非常大啊，就是长官的这个薪资跟底下的薪资差太远啊。大将一个月五百多，这个中将也四百多，少将三百八十五，差太远。 你比如说，二二六兵变的主谋之一安藤辉三啊，一九二六年二十一岁，陆军少尉，三年后升中尉，再过三年，二十九岁升大尉，勉强达到了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的收入水平。而他要娶妻生子，生活压力非常大。日本军官所有的军服、军帽、军靴、眼镜、手枪、军刀。 都属于私人物品，你必须自己采购。军队很少给一点补贴，啊这日子就更难过。你又不能没有，是吧？别人穿军服，你穿裤衩，这不合适。你你刀你还不能太次了，啊，你刀你不能太次了。你就买那机制的那个那种军军队那个工厂统一拿机器做刀，你多丢人呢！你同僚是家里是古代的日本武士刀改装的，你这多丢人，是吧？你再买把好刀。 是吧？你你再买把手枪，是吧？那一把手枪好几十日元，虽然咱自杀的时候都卡火但你得有啊，那你得有啊，这都是钱，是吧？所以这日子过得就特别难，是吧？不过这还没有完，你升大位本身就是难，再往上就更难啊！如果不打仗的话，安藤至少需要十年，在四十岁前后才能升少佐啊，运气好的话到五十三岁，这是军人退休的年龄，你能升到中佐、大佐你就别想了。 大佐是连队长级别，连队都是天皇亲自授旗的，所以说大佐连队长也好啊，甚至你想升到将官也好，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要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升不上去，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同龄人的贫困线里。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人能进入陆军大学深造呢？就是说，一个少尉或者中尉，呃，要经过几年的锻炼啊，就可以由长官推荐啊报考这个。 陆军大学校只要成功毕业，获得一枚天宝钱啊，天宝钱就是这个日本的铜钱椭圆形的，中间一个眼儿啊，实际上是陆军大学的毕业徽章，就有点像这个啊，所以俗称叫天宝钱日常佩戴，军服上都得戴。你只要戴了陆大的毕业徽章，之后升迁之路就瞬间打开。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三年啊，这六年。 三百七十二名陆军大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有二百九十人升到了将官。但是这个渠道看似畅通，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稀缺资源，每年就录取五十个人，时间窗口非常短暂。一旦你晋升到了大位，还没有被推荐，那陆大的大门基本上就永远对你关闭了啊！二二六事件。 七名主谋，包括安藤辉三在内的六个人都是大尉，失去了推荐资格。人家只推荐少尉、中尉，你大尉已经已经失去资格了。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立原安秀中尉，当了四年中尉了，马上还有一年升大尉，基本上离也没没有被推荐，也没有被推荐，是吧？所以。 没戏了，希望渺茫。那这帮就导致这帮在东京的军官啊，人生前途一片灰暗。我现在二郎当岁不到三十，我就已经看到我后边二十多年的日子怎么过了。四十岁少少佐，五十三岁中佐，这辈子到头，是吧？哎，中佐军衔退役，这辈子到头。大佐没戏，将官想瞎了心了，没戏。 对吧？所以导致这帮人就是前途一片昏暗，那人人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徒有一腔报国热血，高级职称评不上，特级更没戏，是吧？无法突破原有的官僚体系。那在东京这样的花花世界，上有老下有小，房租、社保、医保，是吧？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是更早的感受到了严重的中年危机啊！这帮更年期啊，早更啊啊！更年期心心理就作祟。而且呢，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决定。 这个三六年三月，第一师团要调拨给关东军啊，驻防中国东北啊，所以这个这个二二六兵变的这帮主谋都是第一师团的青年军官嘛，就觉得一旦这个调走，就再没办法跟首都混啊，而且到前线呐，没准哪天就挂了，所以这帮卫们就开始策划政变啊，决定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崛起啊，把所谓腐败透顶的军政高层清洗一遍。 是吧？这就是二二六兵变的直接原因啊！这帮人觉得自己都是精英，实际上都只是底层军官，而且都是出身很一般的，没有哪个是像东条英机那种将二代。没有主谋的几个人都已经过了三十岁，到了拖家带口的这个年纪，如果不搞政变，也就只能在沉默中继续走完贫穷灰暗的人生。这就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 对吧？所以明白了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原因啊，日本的历史原因、世界潮流和军官体制这些问题，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下克上这种事儿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屡屡出现。这些下克上有成功有失败的，但是如果拿他们最初的目的衡量的话，那是无一例外失败的了。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一旦一个人通过下克上成功了，那他就从下变成了上。 从秩序的颠覆者变成了秩序的维护者，所以一样面临着被人克的危机啊！这就跟什么似的？刘邦造反成功了，原来是造秦朝的反，他当上皇帝了，他希望汉朝的农民造自己的反吗？朱元璋造反成功了，推翻了元朝，当上皇帝了，他还希望明朝的农民造朱家子孙的反吗？是吧？所以他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而激进主义的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他们永远。 不可能被满足，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你只要稍微有点妥协，是吧？你就会被激进主义者视作软弱卖国。华盛顿海军条约，日本明明已经赢得了世界第三大海军的地位，势力范围也得到了承认，但是还是因为离日本人的野心有差距，政府啊就被认为侵犯天皇统帅权，出卖了帝国最为宝贵的海军。 日本首相滨口就遭遇了刺杀身亡，所以作为下的一方必然会越来越激进。别管是谁，哪怕是你下课上课上来的，也不可能让他们满足啊！你看东条英机是头号战犯，出了名的主战派，但是恨后来有很多更更这个激进的日本人要把他干掉，那所以这么一来，整个日本就变成一个疯子国家，没有任何理智可言，最终整个国家走向了这个。 毁灭那今天日本经过七十年的改造，很大程度上呢说算是铲除了军国主义的遗毒啊。虽然咱们这个觉得还有不少进步的空间吧，那但是跟日本相比，随着中国国力一天天强盛，在咱们身边呢时不时的会浮现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激进言论。 这是非常值得咱们警惕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千万不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